少说，论刚强，代表好汉武二郎。武松中了吊虎计，问了个充军恩州去过堂。这一天，一军二界出了西门，那武松把俩眼瞪得像铃铛，俩锦差一见害了怕了。 不知道武松要干哪一桩，活不长一拽，正该死！我说哥啊，我这个心里怎么慌慌啊？哎，你慌慌什么呀？武松可不是好惹的，咱还得拿个文主张，能不好就得搭上命，别拿着老虎当绵羊啊！正该死，倒说那怕啥呀？ 常言说：“明枪容易躲，暗箭最难防。”武松他在前边走，咱在腚后跟不上。但等到了飞云浦，冷不防一刀叫他见阎王。蒋门神不是说了吗？飞云浦他也有埋伏，只要咱俩那么那么那么着就行。一个人五百两银子就进了腰包了，豁上命也得干。哎，对，干！这时候，武松不住四下看。 拐角旁走出来是一郎，嚯！见施恩抱着头，搀着手，把那胳膊吊在了板梗上。武松看罢就一愣：“兄弟，你怎么闹了一身伤？怎么回事？快给二哥我讲讲。”施恩闻听落下了泪：“二哥哥，别提了，都怨兄弟我无主张，我不该放你到杜监府啊，又让二哥把火摊上。”哎。 哎，武松就说：“这没啥，你快说，为什么闹了一身伤？二哥，自从你进了都监府，快活林，又来了门神将大王啊，那江中他二哥呀？咱们两个都不知道啊。” 我事到如今才放清凉，张梦芳是江中岳父的八兄弟儿，这都是他们定计害你这么一场。你在衙门吃官司，江门神到了快活林街上带徒弟又把酒馆夺了去了，把兄弟打了一身伤。咱爹爹一气之下身得了病，昨天，昨天吐血一命亡了。怎么，老人家他？ 武松抬眼望着杜建福快活林，用手指骂一声：“蒋门神也，张梦芳，你们等着吧，等着吧，等着那二爷武天刚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呐！”我活在世上练武光梁金钗旁边撇撇嘴，心说：“你还想报仇？前边路上你就见阎王了。”施恩要了一伸手，掏出来白银二十两。 呃，二位解柴哥，这点小意思别嫌轻，一路上费心照顾武二郎。俩解柴摆手说不要，公事嘛用不着这些客气腔。心里话，你的银子也收下，这两头俺给谁帮忙啊？再说江爷那是五百两，你才拿二十两，一个人才十两啊，拉倒吧。 呃，室内还要往前逼，惊动了好汉武二郎。武松吃过亏了，心眼也就多了，心中暗想：嗯，他两个不要，这倒新鲜，这不是不要白不要吗？仔细一看，两个劫差神色也不对。哦，别再是那么回事儿吧？人家诚心害我，问了个充军就完了，他们不怕我找后账吗？ 听说高俅害林冲，就是买通了差半路在野猪林下的手啊！要不是鲁智深鲁大哥暗中相救，林冲就完了。哦，这是轮到我武松了吧？这两个小子眼珠乱转，贼头贼脑，像有心事儿，十有八九是那么回事儿，是不是的？小心为好，不能光上当。想到此处，说到兄弟，用不着花钱买路走。 把银子你给我带上，哎，二哥，我这还有五十两是给你的，不用，就要这二十两，就俩剪差气的吧呀，咬，好好好，飞云扑赞在算总账。十一郎拿过来两只大烧鹅，给武松挂在了铁架上。这武松冲着施恩一扭嘴兄弟，回去吧，快走吧，咱后会有期，不用慌，二哥保重。” 放心吧，朝武松甩开大步往前走啊！俩解差后边走的慌，武松他撕了块烧鹅肉一边走，抿了抿了吃的香，可把解差馋坏了，那口水流出来半尺长啊！这武松一边走着心暗想，抽烟把解差吸大量，俩小子后边直嘀咕。那武松微微一笑没搭腔，迈开大步走得快。 一霎时，两只大鹅吃了个光。眼看着太阳落下山，越往前走越荒凉。但只见小路崎岖无行人呐，树木林朗草茫茫。过一道沟，拐了个弯儿，嚯，闪出条大河，宽又长。水上倒有桥一座，桥那边一望无际柳树行。桥头上倒有一木牌，飞云铺三个大字刻的墙。桥下头水喷。 倒蹲直大庄，哗啦啦卷起了黄米汤。武松看罢打冷战，又只见路旁的野草乱晃荡。武松想：为什么无风草却动了？又看见正该死只拽活不长。武松又走十几步，偷眼看俩劫差把手都攥到刀把上。哦，武松不由得暗点头啊，要下手，这眼前确是个好地方。小。 你们算瞎了狗眼了！俺武松本来也没打算真到恩州去过趟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就在这飞云浦玩玩吧。等我除掉你派来的送死鬼，我要不夜闯蒙州杀那个鸡犬不留，我就不算英雄好汉。对，闹一场，武松拿把了大主意，他冲着解差就嚷嚷：“俩解差，不走了，我要在这里歇歇凉。”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，在过桥那边找边房。耶。俩奸臣一听心里乐呀，正愁不敢下手呢。他要睡觉，睡着了动手更便当啊！行啊，你要是困了只管睡啊，咱们三个好商量。这武松歪到大树下，不多会儿，他俩眼一合，入了梦乡。真睡着了吗？哪敢呀！ 武松是假装打呼噜，猛一听睡得还真香，其实啊，两眼没闭紧，眼前什么他都能看得见。猛然间，路旁草丛中蹑手蹑脚走出俩大个，举都是穿的短衣裳，手拿着砍刀，明晃晃。还没等走到近前来，俩劫差一看急了，这个就说：“哎，快动手！”那个倒说：“不能慌，就凭咱这两下子。” 还不死，咱两个就得见阎王。等他们来到一块干，咱们四个一块忙。那个就说你拉倒吧。呃，你这个办事儿不在行，你忘了杀了武松，蒋门神还另外有两千两赏银呢。这我能忘吗？还是的。要是咱两个杀了武松，一个人得多少啊？一千两啊。要是四个人分呢？哟。 那差一半儿啊，对呀，你要害怕一边儿去，两千两银子我包装我自己要了。这他这是叫死催的，那个就说：“哎，那不行啊，也得有我一份儿。”那咱下手，哎，下手。 两解柴，慢慢慢慢的往前走。两把钢刀明晃晃，唰的一声砍下去，两把刀全都劈到了树身上。再看武松没了影了，呀，那人呢？一扭脸，我娘哎，桥上站着武二郎。武松说：“乖孩子，你还真看呀？好嘞，呃，咱们爷们闹一场。两解柴，手端着钢刀把桥上，就在桥上摆战场。正该死，前边劈头多，话不长，绕到。” 后边戳脊梁，这武松胯不缩身往旁山，俩剑差吓了个脸焦黄。怎么呢？活不长啊，差一点戳着正该死，那个正该死，啊，差一点剁着活不长。俩人凑到一块儿去了，两个剑差一愣神又有一块堆儿，嘣儿飞起来，张八汉硬棒。那位说了，他两个的窜跳功夫不弱吗？哪儿啊？是叫武松踢起来的，这武松。 两条腿几乎是同时起，都踢在两个剑差的屁股上。这俩剑差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嘣儿，齐刷刷扎到了河中央。河底下竟是烂子泥，俩小子栽了个朝天一炷香。 猛然间，借月光水中照出了俩人影，就知道谁背后来了人一双。俗话说，艺高人胆大。武松没动，就给了来人个后脊梁。来的正是江中的两个大徒弟，众徒弟说着他俩的功夫强，抓两把刀一起往下砍呢。武松猛低头，咔嚓。 全都砍在了铁架上，生铁架板砍不动呢，啊，呲溜呲溜冒火光。好，武松使了个狮子大摇头，一晃膀，咔嚓，铁架两分张，腰子翻身往后砸，这一个脑浆崩裂淌了浆。那一个小子刚要跑，这武松一个箭步，把单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你跟二爷说实话，为什么害俺武二郎？ <laughs> 好汉爷，刀下留情，我劝说。我要死了，俺老婆准得守空房，这得多明白呀。不过也不一定啊。这个小子就把事情从头讲啊。武松怒火撞丁亮你也别活了。嘡，一脚也踹到了河中央。这武松明晃晃单刀手中提，刀下挥鸳鸯楼，怒劈张孟芳，二斗门神蒋大王。